大神指点迷津，好迷茫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请到的这位大神，就是来自建筑领域的，我们有建筑师张吉强。 在不同阶段的这个资历，那你可以有些什么未来的出路呢？比如说，在 Form Five，他可以选择进入 Diploma。那他的训练的方法大部分是不会这么快要求你去有这个 critical thinking。Diploma 是先从 skill，比如说基本画图的能力、沟通的能力，然后基本上理解什么叫建筑这个东西。所以 Diploma 毕业出来可以工作，就是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里面负责画图的人。他的上司交代之后呢？ 你负责画这个部分，你负责画那个部分，所以他会把这个工作按部就班的把它做好。可是如果你要 diploma 阶段的人要去创造，要去做设计或者是做规划，他们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，所以他必须要在 diploma 完成了之后呢，进入大学。一般上 diploma 是可以插入大学二年级。他如果不是 form five 出来，他可能是 S T P M 或者是 A level，那么他就直接进入大学一年级。所以大学一年级呢，我们的着重的东西其实是在思维上面，我们叫做 unlearn to learn，因为 要重新建构一个人判断的这个基准，那不然的话，如果他上到大学二年级、三年级，你问他说这个东西比较好 <laughs> 还是那个东西比较好，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主张。不管是 diploma 还是从大一进来的人，三年完成就是我们叫做 part one 毕业了之后呢，一般上他们工作的时候，他们的职位的职称就会变成一个 assistant architect 或者是 junior architect。工作的范围一般上，比如说建筑，其实那个工作量很大，你要把一栋房子建造出来，除了这个规划设计，每一个 楼层每一个细节都要画成图面，所以那个 junior architect 就是负责做一些局部事情的一些人。 他如果想要提升自己，希望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去，就是 handle 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 part two 的能力。part two 呢，就是说，老板一般上都是那个有执照的建筑师交代说，哎，有一个业主来找我，在这个 PJ 有一个地段想要发展，那这个 part two 的 project architect，他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去检查说，哎，在我们的地方政府的规定之下，这块土地它可以盖多高，它的面积容量多大，要怎么样去计算停车场等等，他已经具备统筹整件事。 的能力了，那么他就去统筹，他先把那个 scheme，我们叫 schematic design，先把它创造出来。建筑师就会陪同这位 project architect 会去跟业主见面，present，看看，哎，这个如果这样子做可以吗？那个业主说，就按照这个方式去做。我们算一算，budget，如果可以做，就按照这个 budget 去做。那这个 project architect 他可能就会立一个三到四人不等的小 team。建筑师你也必须要有这个领导能力，你必须要工作上你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，你才具备资格去考试，考 p a r t three。p a r t three 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考试。 那个是由伦巴格 architect 主办的，每一年会办一次。这个考试就关于你要知道说一个建筑师的责任等等。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要怎么样的呃，按照我们的法理的方式去处理它，这是非常专业的。医生可能他面临的是一个病人，可是建筑师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，所以他必然就是这么复杂。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留守大神指点迷津，多谢大神指点。